第二课，父母之爱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夜深了，我还在熬夜，为了准备考试，没有片刻的休息。一阵轻轻的脚步声。 爸爸来到了我的身旁，轻声对我说：“渴了吧？”我回头看到爸爸慈祥的目光。爸爸，您还没睡？他点点头。我喝了一口温热的牛奶，顿时幸福传遍了我的全身。 二，王先生是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，兼任《中国家庭教育杂志》的主编，还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。作为中国当代家庭教育研究的开拓者，他在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上做出过很多贡献。 三、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，在人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据研究，目前我国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教育方式不够好，因此，转变家庭教育观念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，是家长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。 四，漫长的暑假就要开始了，怎样度过这个假期，在同学们的心中酝酿了很久。有人想脱离父母的视线，找个寂静之处享受一下孤独；有人想寻找打工的机会；有人想尝试给报刊杂志投投稿，检验一下自己的本事。 也有人禁不住旅游的诱惑，恨不得立刻投入大自然的怀抱。五，我尊重我的父母，他们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是和蔼可亲，心地善良，更难得的是。 他们总是告诉我要宽容，不要总想着别人的缺点，总想改变别人，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为别人着想，多体谅他人。